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拯救美强惨男二》，作者九月流火，第三十集。洛涵的话自然而然停了，林青霄看着这两人没什么额外情绪，问：“何事？”云梦涵虚弱的笑了笑。 目光从洛寒和林清霄身上扫过。刚才，洛姑娘正在和二公子说话，我，我是不是打扰了你们两人谈事情？林清霄依然平静又漠然的看着他，到底何事？云梦寒被那样的目光注视着，浑身血液都慢慢凉下来。其实没什么大事。 我想来亲自向二公子道谢，谢二公子救我。洛寒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果然，他听到林清霄以那种公事公办的口吻说：“我并非救你，凶兽作孽，当时无论是谁，我都会救的。”洛寒露出一种不忍直视的表情。林清霄白瞎了这么好看的脸。 上天赋予他一副清冷优美的嗓音，他却用来当机器。就算这是实话，也不要如此直白的讲出来吧。洛寒别开眼睛，不忍心细听下去。果然，云梦寒的脸色微微变了。他苍白的笑了笑，说：“二公子大公无私，有情有义，我十分敬仰。但是无论如何。” 多谢二公子搭救。林青霄淡淡点了下头，礼貌示意道：“若只是道谢，就不必说了。时间已经到了，我另有他事。”云梦涵这回连唇色都没了，低着头道歉，然后给林青霄让开道路。师姐皱眉，狐疑的瞥了云梦涵一眼。他跟在云梦涵身边，本来就是为了多和林青霄说一句话。 如果能借此引起林青霄的注意就更好了。可是为什么看样子二公子对待云梦涵和其他人并无不同呢？远非传言中对云梦涵有求必应、暗暗护持的模样。洛寒再一次在心里叹息：有的人真的是凭实力单身呢。洛寒现在相信林青霄是个性冷淡了。洛寒尬笑着和云梦寒点点头。 正打算跟着林青霄离开，没想到迎面走来另一伙人。林崇玉看到云梦寒也在，眼睛中的暗芒几乎凝为实质。梦儿，你不是受伤了吗？为何在此？云梦寒看到是林崇玉，也用力别过头，含泪道：“我不过是一个卑贱的普通弟子，不敢劳烦大公子记挂。大公子保护好表小姐就够了。” 洛涵误入女主男主闹别扭的场景，顿时不急着走了。他记得在原文中，前期男女主虽然你追我躲，相互猜来猜去，就是不说，可是总体还是甜的。似乎就是从凶兽情节之后，剧情开虐了。女主被凶兽抓为人质，男主为了击打凶兽，冲着女主放了一箭。 最后，凶手虽然被制服，可是女主也被男主的冷酷无情伤透了心。女主主动疏远男主，恶毒表妹趁机插入其中，不停在男主面前说女主的坏话，两人的感情出现了危机。一个强取豪夺，一个一味逃避，被误会也不说。男主更加生气，越发严厉地惩罚女主。剧情的走向也越来越虐身虐心。 难道这就是由甜转虐的名场面吗？洛寒好奇地打量着林崇玉和云梦涵连一旁恶毒表妹素隐月的神情变化也没有落下。果然，素隐月看到林崇玉一得闲就来找云梦涵简直被气得不轻。素隐月极恨地瞪了云梦涵一眼，立马开始履行一个恶毒表妹的职责。表哥，林崇玉回头。 怎么了？我也不知道。苏隐月捂着胸口，虚弱无力的咳嗽，心口莫名发疼，可能是被凶兽震伤了。心口疼不是小事儿，林宠玉连忙低声询问苏隐月。云梦涵在对面看到，嘲弄的笑了一下。 素隐月眼角一直注意着云梦涵。她留意到云梦涵的动作，立刻如抓到把柄般柔弱地说：“云师姐，你笑什么？云师姐素有温良之名，我以为云师姐不会嫌弃我这个病秧子。原来云师姐和其他人一样，也看不起我吗？”洛涵简直想鼓掌了。 素隐月修为一塌糊涂，没想到玩心计倒是很在行。林崇玉这些年像亲生妹妹一样照顾素隐月，最听不得别人说素隐月坏话。林崇玉听到这些话，脸色微沉，看到云梦寒的眼神中，不由得带上了审视。云梦寒察觉到林崇玉的眼神变化，如受重创。你不信我？我并非不信你。 林崇玉沉着脸说：“你若是解释，我就信。”云梦涵却沉浸在林崇玉怀疑他的悲痛中，不住摇头：“你若是信我，我不必解释；你若是不信，我解释又有何用？”洛寒实在忍不住了，说道：“你这个逻辑有问题。” 照你这样说，世上不需要素师，也不需要判官了。如果发生命案，不需要审理，全凭彼此的信任行事就好了。所有人都看向洛寒，洛寒一点都不虚，继续给这几个人普法：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既然是事实，有什么不能说给别人听的？上天有好生之德，可是上天不会救不自救的人。洛寒话中暗指谁，再明白不过。 云梦涵被抢白后颇为难堪，他悄悄看向林青霄，他也不知道自己想看到什么。可是等他发现林青霄毫无动作后，内心浓浓涌上一阵失望。云梦涵动作很小，可是却被林崇玉捕捉了个正着。林崇玉清楚的看到，云梦涵充满希冀的看了林青霄一眼，随后又变为失望。 林重玉被这个目光刺了一下，顿时对林青霄的新仇旧恨一起涌上心头。林重玉目光不善，语气中的针对毫不掩饰。二弟，你刚才不是说另有要事吗？怎么现在不动了？林青霄冷冷地撩了林重玉一眼，随后不在意地移开目光。没有人关心你，我停下来更不是等你。 洛寒突如其来被点名，十分尴尬。他装作听不懂，依旧坚持守在八卦现场。云梦寒见状，连忙说道： <laughs> “都怪我不好，你们是手足兄弟，千万不要为了我起冲突。”林清霄奇怪地看了云梦寒一眼，平静地说：“不是为了你。”他说完就被洛寒用力捅了一下。林清霄停顿，补充说道：“我并非针对你。” 我只是陈述事实。洛晗已经绝望了。林清霄真的很认真的把天聊得很死。素隐月得意的笑了一声，讽刺道：“哼，云师姐，人贵在有自知之明。你这样，我看着都尴尬呢。”云梦涵本来脸色就白，羞愤之下连血色都没有了。他今日已经压抑了很久。 素隐月却还在说风凉话，她所有的情绪顿时爆发。我当然比不上表小姐身份尊贵，身为龙族，身体却比我这个草木还弱。素隐月没想到云梦寒竟然敢回击，还拿龙族的尊严挑衅她。素隐月整个人都炸了，怒道：“你敢说我弱？”林崇玉也皱眉呵斥道：“云梦寒！” 云梦涵是个软脾气，刚才那句回击已经是他有生以来最硬气的时候，现在被素隐月和林崇玉双双呵斥，云梦涵的气势一下子又变弱，只会渲然若气的看向林崇玉：“你总是偏心他，却不想想我受了什么委屈。我只问你一句，如果今日被抓走的人换成他？” 你还会放箭吗？云梦涵瞪大眼睛，眼中泪水连连。林崇玉沉默片刻后，低声说：“颜月的身体弱。”虽然没有正面回答，可是话已至此，千言万语都在不言中。洛寒心中默默吃手。天哪，这是什么虐心的对话？而一边，林清宵的忍耐似乎已经到了极致。 再一次伸手掐算时间，洛寒忙着看戏，低声对林青霄说：“再等等。”林青霄冷冷地说：“已经一炷香过去了。”他们俩这里的动静惊动了旁边的三角恋。洛寒瞧见对面的目光，尴尬笑道：“啊，不用管我们，你们继续。”林崇玉皱着眉，对这两人也是忍无可忍：“你们到底在做什么？” 他年纪小，该回去做科研了。林青霄不给洛寒拖延的机会，直接告辞。你们自便，我先带他走。洛寒吃瓜吃到一半被强行拉走，整个人都不好了。他坐到藏书阁时都愤愤不平：千古难得一见的主角吵架，你把我拉走做什么？我还不知道结果呢。林青霄脸秀坐在对面。 一挥手，一叠书出现在洛寒面前。主角，洛寒一梗，含糊道：“嗯，就是情人的意思。”情人，林清霄看着洛寒，慢慢皱眉：“你年纪还很小，现阶段最重要的是修行，不要想其他乱七八糟的事情。”洛寒听到颇为无语：“首先，我成年了；其次，情人而已。” 又不是双修之类的事，这种话有什么说不得？胡闹！林清霄皱眉。你长辈是怎么看护你的？你一个幼子从哪儿听来这些东西？洛寒对林清霄的古板程度震惊了。男女结合是人伦常情，道法里不是还提倡阴阳交合吗？你一个活了一千年的龙族，竟然连这种事都觉得出格？道法确实崇尚自然。 可你还不到接触这些的年纪，林清霄说着，拿起一卷经书，挥手一抹，男女阴阳的部分全被加了禁制。要不是洛寒提起，他险些忘了。你还是个幼崽，太早接触这些不好。我都说了，我不是幼崽。林清霄不为所动，垂眼示意桌面上的书，看书。各位小耳朵。 本集已播讲完毕，动动手指，点点订阅和分享，下集更精彩哦。